闲言碎语不要说，咱们代表好汉吴二哥。这一天，武松正然往前走，猛抬头，嚯，见一片山岭好险恶。山岭下有一个小村庄，庄上的人家不太多，村里边小小酒坊空中摆。 气坏了，好汉武二哥，天气晚了，不走了，到哪里住下，把酒喝。武松迈步把庄进，可麻烦了，街上行人乱了我了，呼啦一声全跑光，回家去都把那个门顶住。武松一见心纳闷儿，怎么回事？难道这个地方怕行者，怕出家人？哎，我这身打扮也不难看呀。 好汉武松心纳闷他一扭脸，不由得心里一哆嗦。见酒馆前靠路边有一具尸体，用膝盖着，光看着露出两只脚。走到了近前，仔细看，脑袋立了脖，是担在一边搁，白胡须全被血染红了。这个死者少说六十多，这怎么回事儿？ 可把武松闷坏了，心里想：我得到酒馆问明不？就哎，怎么酒馆也关门了？哎哎！武松扛开了酒馆的门，连个人影没见着。武松说：“酒家，酒家，酒家，怎么还没人出来？哦，藏起来了，这是，待我吓一吓他，我看你出来不出来。”来。 要是有人快出来！哎，要不然我这就放火烧你的窝！乖乖喊一声，如同大春雷。那个房顶哆嗦几哆嗦，真管事儿。柜台下钻出个小伙计儿，啊，扑通跪倒，把头磕。我说大师傅饶命吧，你吃么要么？只管说。武松就说：“快起来！为什么给我把头磕？起来！等等等，大师傅，起来！我这不起来了吗？小兄弟。” 别害怕，我跟你姐光问点么？耶，伙计一听就是一愣啊！哎，他这个说话怪谦和，还叫我小兄弟。莫非说这位大哥师傅不是岭上那一伙的？我得问问，大师傅，你打哪儿来呀？为什么事情只管说？武松说：“俺打河南到此地哦，你是河南来的，是。哦，你不是武功岭上那一伙的。 哪个蜈蚣岭啊？就是前边那片山岭。俺不是，大师傅，你怎么不早讲啊？早知道你从河南来，俺何必还把那个门关着？早知你不是那一伙儿，俺还怕你干什么？武松就说：“哪一伙呀？啊，你这个说话没上我。”大师傅，别着急，听听在下对你说。你看见死的那个老头了吧？武松说：“是啊，什么人杀他？为的么？” 你慢慢的听啊，快讲。门外死的是张老汉，呃，他这个名字张有德。张老汉有一个闺女，也姓张。呀，武松说你这不是废话吗？哎，呃，他这个名字叫玉娥。呃，玉娥年长十八岁，论模样，方圆百里数得着。嗨，模样好有啥用啊？还不是赚个是非多，害死自己的爹。哎，武松说你这叫什么话呀？哦。 模样好就得把他爹害死？那你往下听哎，那不是他爹已经死了吗？真事儿，就因为玉娥长得好，才惊动了蜈蚣岭上那一伙。武松说那一伙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，他不是东西，不啊，不是大师傅，我说出他的姓名、行为，你可别害怕。 武松说：“我没那么胆小。说，哎，这个人久闯江湖，名气大，苦功练就的好拳脚，他善使一对鸳鸯剑，两口间耍的赛风车。他就是武功道人王飞天。哦，武松摆手，你先慢说，他叫什么？武功道人王飞天。” 哦，武松闻听明白了啊！想当初，许多人曾经对我说：“说江湖上有一僧一道两个人，武艺高强，性情恶。一个是武功道人王飞天，一个是姓崔的和尚圣铁佛。”王飞天在这儿。 好汉武松正琢磨呢，又听伙计接着说：“你别看武功道人他厉害呀，还有个和尚圣铁佛。”哦，武松说：“他也在此地，在这儿呢。”这一僧一道占了武功岭啊，称不尽的凶狠，做不完的恶。王飞天最爱抢姑娘，那个圣铁佛专抢婴儿下酒喝。 呀，武松闻听大喊战，这两个家伙可真恶，吃活人呐！哎，是啊，他不吃大的，光吃小月孩，光受不了。王飞天最爱抢姑娘啊，打听到了姑娘张玉娥，他今天过无下的令啊，抱着个玉娥肩上过，张老汉是跌跌撞撞跟着哭，抓住了女儿往回拖，那个蜈蚣道人心真狠呐，把老汉一刀抹了脖了。 俺听说玉娥姑娘性刚强，到如今呢还不知是死还是活呀！可惜了，天下英雄倒不少，就没有人敢把那两个坏种捉。哎， <laughs> 这个伙计，从头至尾讲一遍，却坏了英雄好汉五二哥了。啊，武松气的猛一蹦。 王飞天、沈铁佛，你两个小子太凶恶了，就仗着你俩功夫好，横行霸道成恶魔。今天恁二爷我来了，定与你见个高低，拼个死活。 耶，小伙计一听是武松道，又惊又喜，最难喝。哦，你就是景阳冈大虎的武二爷呀！哎呀呀，请坐，请坐，快请坐！都怪伙计我没眼力，不知是您老到这儿来来来，掌柜的出门不在家，我做主了。现成的酒肉你随便吃来，随便喝，只要能替俺这方百姓除祸害，你就是俺的救命佛。武松闻听。 将头点，对呀，吃饱喝足，上岭去抄他的王八窝。武松这里正喝酒，小伙计大街之上就张罗，不一会儿，老百姓闻讯都来了，都来看大虎英雄武二哥。这个说，他坐着比咱们站着长；那个说，可不，他个脑袋就像大菠萝，怪不得他能打老虎啊！这一来，呃，一生一刀不能活了。 有人摇头说不准呐，呃，一个大俩也难说。好汉武松吃了个酒足饭又饱，打扮的周身都利索，出酒店要奔五公岭。老百姓火辣辣跪倒一大窝，齐声说：“但愿好汉此一去，能替俺百姓除恶魔武松就说：“别客气。” 快快请起，还不定谁死定谁活。俺武松要是能取胜，你们看着，待一会儿领上准起火。俺武松要是丧了命，乡亲们，你们再请能人把他们捉。好汉爷还带人不？武松就说用不着啊，梅五一去了白送死，你们单等着起火劫狱恶吧。有话长，无话短，咱们简单说。武松就到了半山坡，而听得。 风刮树木唰唰的响，天太黑呀，东西南北摸不着。武松想，倒不如带个零路的了，摸不着那是恶贼他的窝。咱记住武松上了武功岭。 再把那医僧一道说：蜈蚣岭上大寺院，分为是前后院两座，松柏参天，荒草深，阴森森，常年之间无香火，谁还敢到这儿来？王飞天住的是前院，后院里住着圣铁佛王飞天。 抢来了，又恶心高兴，派徒弟去请圣铁佛前院来把那个喜酒喝。不大会儿，徒弟回来了，我说师傅，崔师伯有话对您说。他打听到后山屯有家添了个小，他亲自去取回来喝喜把酒喝。一会儿就回来，让您老稍等片刻。王飞天摆手，知道了，你们去吧，西屋里有酒，随便喝。谢师傅，四个徒弟都走了。 王飞天看了看墙角站着的张玉娥，张玉娥誓死。 不从王飞天呐，被徒弟们捆住俩胳膊，王飞天上前松了绑，笑嘻嘻的把话说：“过来吧，过来吧，陪着道爷把酒喝。俺崔大哥后山去寻下酒的菜了。现如今只有你和我，你要是顺着道爷我从此后吃馍穿馍咱有馍。张玉娥性情刚强高声骂。” 你个出家人，横行霸道，缺大德！这麻的老道发了火哦！你敢骂我？看起来还得道爷动手脚。王飞天伸手要抓张玉娥，山底下来了五二哥。